联盟成立至今，关于伊甸园中的个人隐私是否能得到保障的议题，经久不息。假使一个系统能监控你的喜怒哀乐、激素起伏，我们在它面前是否就毫无秘密可言？我们的想法是否还属于我们自己？是否还有自由意志？ 先知，远程通讯密钥匹配，是否建立联系？好，发送我方坐标区间。远程通讯端口的留言已经放在那儿几个月了，怎么现在才回？真打算把组织让给那些疯子？光荣军团过河拆桥，公开背弃伙伴。现在组织陷在七大星系里，被联盟的地方部队纠缠的很头疼吧？ 怎么，那几位一门心思要团结域外武装势力的，压不住组织里的不满了？ <laughs> 这种短视的野人，跟光荣团混久了，脑子不好使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你别在阴沟里混日子了，回来主持烂摊子吧。我给你武装支持。不过，我最近有点小道消息。 据说白银十位中的某一支，似乎在第八星系做掉了那个什么冯的神经病，领头的人疑似林敬恒。他不是死了吗？是啊，但他毕竟是劳拉·戈登的儿子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没能找到金国。我在想，有没有可能真的落到了他手里？ 你一直在第八星系，那鬼地方现在在搞什么？林敬恒一直在你眼皮底下，一个小孩子而已，你看着他长大，难道还不知道他的底细吗？白银十位有没有，我不大清楚。到了八星系也有可能。至于阿瑞斯冯，是自己找死，炸了三个星球，激怒了当年跟着陆逊那些地方民兵。 地头蛇们利用地下航道刺杀了他。原来那个行政长官侥幸没死，现在弄了一帮老弱病残的班底，重新成立了政府，带着这些人凑合着混口饭吃。人们都很可怜，农业基地还是我帮他们建的。哎，可惜，我还以为……不过种地倒像是你能干出来的事。 这个节骨眼上，别闲云野鹤了，回来吧，我派人去接你。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八期。 我为伊甸园服务了近百年，今天留下这段话，是要告诉你们伊甸园的真相。它是跨时代的怪物，它是人类亲手为自己锻造的天堂，吞噬愤怒、焦虑、痛苦和愚昧。如果我们还有一点自由意志，为什么我们会相信这种鬼话？如果我们还有一点自由意志。 为什么我们会忘记愤怒、焦虑、痛苦和愚昧根本不是人类需要战胜的缺陷？那就是人类灵魂的本来面貌。你们心里那些丑陋的、恨不能立刻抛弃的东西，就是自由意志本身。格登博士，逃生的生态舱已经准备好了，快走！这真的是林将军的母亲，林。那么我再公布一个真相：伊略免法中的每一条款。 在被写入立法之后，都再不会被人违反触犯，就好像是写在人类的基因里，像上帝之手一样取缔了凡人在这方面作恶的意愿与能力。真相二，当伊甸园想要渗透进一个新的领域不顺利，伊甸园系统中就会出现几匹害群之马，就被拉出来公开审判，像被绑上火刑柱的祭。 等焚烧过后，完成立法仪式，伊甸园的光就会普照大地。姥姥，母亲，小的时候，家里像是从来没有过这个人。即使是以前在联盟，也只能从网上找到几张老照片。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影像资料。 看，最后一架护卫舰被他们击落了。哼， <laughs> 是吗？林将军，看来你今天的手很抖啊！这么大一个目标，这么多轮的有效射击都没有击落我吗？不是，他们发来消息，要求我们投降。告诉他们，稍息。父亲死的太早了。 除了那双冷冰冰的眼睛，我对他的印象也没有比母亲多到哪里去。不是，对方在入侵我们的精神网。嗯。抱歉了，将军。我没有经过军事训练，所以我要作弊。精神网给我，他们抢不走。先生。 劳拉女士注射芯片的位置与刚才变异俘虏的芯片所在位置一模一样。难道鸦片的来源是她？鸦片的制作人没有得到完整的技术，而他明显与反污会有联系，所以当时自由军团才会袭击反污会的老巢。为什么这个完美的世界上会有空脑症的存在？朋友们。 你们每天都在为被迫流落到八星系的同胞垂泪吧，亲爱的陆姓上将。知道你的第八星系为什么受苦受难吗？联盟真的缺那点扶贫的钱和情怀吗？ <laughs> 别开玩笑了。只有对比，才能让大家对伊甸园忠贞不二。真遗憾。 你也许不会有机会听见我说的话，我的朋友。我没法想象林现在是什么心情。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心情的人。我现在只觉得心里很堵，没着没落的悬在空中。恐怕非得要亲手摸一摸它才能落下。二号备用人员损坏，注意，二号备用人员正在脱离。域外的诸位。 人类的自由之光在你们手里，先知们，为了生命和自然，我将奉献自己的一切。愿我们重逢于地狱。再会。是这样的，法务会的这份核心机密文件夹里，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些财务账单。 记录了大笔资金支援，可以说，反乌会能在域外立足，成为三大海盗势力之一，就是因为这个。白塔第一任负责人哈登博士和他的那一批被捕的联盟军政界人士，就是域内反乌会的早期成员。没想到格登博士接过了他的衣钵。这件事为什么没有人知道？他是被联盟秘密处决的吗？也可能是能源耗尽前自爆。不过格登博士这个事，确实是被联盟捂住了。我没记错的话。 当时只是听说他阴谋。联盟不可能用反人类罪先后处决两任白桃负责人，再愚蠢的民众也会觉得这里面有阴谋。何况以当时林卫将军在军委的地位，如果他执意想掩盖这桩丑闻，军委会替他出面的。加密文件里还有什么？女娲计划，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生物芯片的相关内容，也许是传输途中遗失了。为了生命和自然。 为了抗争自由，哎，真是伟大的先驱们！那当初被彩虹病毒毒死的几亿人，被凯莱亲王那个疯子炸成渣的三个星球，还有现在挨饿的、差点死于彩虹病毒变种瘟疫的我们，算什么？我们死了一代人，才把凯莱亲王赶出霸星系。 联盟给我们所有的承诺都没有兑现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等。八星系在议会没有半点话语权，也没关系，不就是穷吗？再穷也比当年在凯兰亲王手下当牛做马的时候强多了，对不对？总长，现在盟不承认地方武装还是没关系。如果这就是联盟的规矩，我们愿意入乡随俗，遵守一切。 即使我们在联盟最外围，即使我们的邻居就是域外海盗。好了，现在说的那些我听不懂。我们根本连伊甸园是什么狗屁都没见过。我就听懂了，他们自己有钱有权有地位，勾结了域外的反乌会，喂大了域外的毒虫。我们不是人吗？我们不配好好活着吗？省长，我。 我先走了，林，你。将军怎怎么么就就说走走了？办第八星系既然已经宣布独立，联盟还是域外海盗，谁对谁错，对我们来说现在意义都不大。从刚才这段视频里，我觉得我们只需要注意两点：第一，域外海盗有联盟内应。 但加密文件里所谓的内应名单，只有几十年前联盟逮捕过、大家都知道的那几个人。为什么？这很奇怪。反污会还要跟自己人保密吗？陆老师，您是说在我们解开加密锁之前，有人动过手脚？魏队长，我听说霍普先生第一次见到林，就叫破了他的身份。他妈的！警卫。 把那个霍普给我控制起来。是。第二，在视频里，劳拉·格登女士为了抵挡追捕者的精神网入侵，给自己注射了一枚芯片。这枚芯片能让她一个人硬扛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。一旦批量生产，会变出一支什么样的武装？所幸的是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无敌的军队。我想，也许是因为什么缘故，芯片技术失传了。 但显然，自由军团和反乌会都在找这东西，我们至少要对此有所准备。我不相信凭借外物武力真的能征服什么。当年为了反抗卡莱亲王，连手无寸铁的民众也敢站出来组建自由联盟军。我们今天有新政府，有自卫军，还怕什么呢？只要被彩虹病毒蹂躏的愤怒还在，自由联盟军的精神还在，我就无所畏惧。 诸位呢？我觉得明显。霍有林将军在应该明天是您。突然很想见见林，哪怕明明几个小时前才刚见过。林还好吗？回问下吧。什么？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怎么了？霍普失踪了。啊！通知所有人集合。 干什么吃的？几个手无寸铁的人都看不住，都不说话是吧？好，所有人一起出发。是。哎那个霍普看着不像坏人啊，他还教我们种地 就是，谁知道他是？是啊，霍普能干什么呢？他只是个在反务会里被排挤的倒霉蛋。被俘以后一直很配合，甚至还立了功，连林将军都不好意思再关着他。就算陆老师知道了，也不会说什么的。林发着高烧靠在我怀里的时候。 洛普和我糊弄了反污会那些人，拿回了抗体样本，救下了整个启明星。他还搭建了第八星系的农场基地，写好了机器人的程序，让农场基地的模式可以无限复制。对了，他还答应要送我两瓶酒呢。啊，或许一些人和另一些人是注定要分道扬镳的。可他自己走也就算了。 还拐走了几个我们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。林知道了会怎么想？林，你还好吗？怎么还是没有回复？先生，我们已经漂流到了北极贝塔星上空。降落。先生。 您确定吗？北京贝塔星的大气层已经在轰炸中遭到了毁灭性破坏，地面环境不支持人体暴露其中，地面无收发站台，只能采取迫降方式靠近。嗯，那个破酒馆，那些面壁喝酒的年轻人，都已经灰飞烟灭了。算了，不下去了，加速脱离引力，我们走。是。 星点空间站里的所有物资，在回到启明星之前，我要完整列表。把这个空间站的负责人看好了，派一队人逼问他的来路。好的，先生。图兰队长发来消息，霍普逃走了。哼，回去。要查看陆校长的消息吗？不看，走。 先知，这里是红霞星附近的一个私人补给站，这很乱，不宜久留。嗯，接我们的人应该很快就到了，大家先吃点东西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吃吧，啊，吃，吃。先知，离开八星系以后，您是怎么打算的？我们的赞助人会提供一些武力支援，但那是给我们保密用。我的意见是，尽最大努力规避战争。星际战争，可不是小孩子吵架。 一旦按下那个导弹开关，就等于把敌友一锅烩，逼迫每个人都非黑即白的选择一边，然后血流成河到底，那就真的没法挽回了。嗨，反正我们已经脱离第八星系了，以后就跟着您了。光荣团背叛是意料之中的，大家域外相互依存共患难，那是没办法，不见得回来还能同舟共济。 我敢说，光荣团在起兵之前就打算对我们过河拆桥，他们早就跟小蜂鸟要塞的叶里夫勾结好了。表面上说和我们共享资源与航道，一拿下白银要塞，立刻就跟我们翻脸，直接占据沃托，又让叶里夫动用联盟力量，把组织逼出第一星系。确实，但是我们和光荣团的最终目标没有本质冲突，他们想要政权，我们想要的。 首先是完成白塔两任先驱的遗志，破除伊甸园；其次，是确立组织的合法地位。我认为双方是有谈判空间的。光荣团为什么抛弃我们？和组织中这些年招那些良莠不齐、趁机搞破坏的疯子不无关系。唉，连盟友都嫌弃的渣子，我们有必要一定要保下他们吗？先知。 光荣团那些人能接受组织的理念吗？组织的理念有时也需要变通。陆老师跟我聊过，我觉得他的看法有道理，很受启发。一个理念，不管多正确，不能纠错和进化，那也是死水。我们反对的是科技与危险武器滥用，不是弄一堆超级兵以暴制暴，把意见不合的人都炸回地球母星。谢之。 来接我们的人发来了消息，不是远程人，应该就在附近了。好，那大家快点吃。哎，那什么？那是谁啊？你们这群乡巴佬！补给站和红霞新轨道现在正在交汇。看见桌上望远镜了没？用那个能看见行星上的房子。是吗？是吗？哎，我看看，看见了吗？看见那个亮着的塔了吗？ 那就是农场，红霞新上有农场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刚进去没多久。哎呦，那地方可漂亮了。是啊，我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宝石梯田。 <laughs> 以后也许会变成个求婚圣地之类的吧。总算能在离开之前。 你怎么每次来都坐地上？不觉得凉吗？还有，脖子不疼吗？来，到床上睡吧。我不坐地上坐哪儿啊？你这破屋里就一张床，连把椅子都没有。 不让你做，怎么？还怕我占你便宜吗？ <laughs> 占我便宜？来啊，门打开，站！你， <laughs> 走开，别动！你敢露，我还不敢看吗？ <coughs> 身材不错啊，将军，就是多了一条浴巾。 床单上有自动抗噪隔音器，万一睡着了，我可能就听不见门响了。你，我刚才做梦，梦见你一声不吭就走了。我去哪了？不知道，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不告而别了。当年在北京北塔星，你应邀去自由军团的基地，其实当时就没打算回来吧？我梦见自己每一秒给你发一个远程信息。 反正你总会经过通讯点吧，最好机甲提示都把你烦死，可你就是杳无音讯。我想，你可能是去了网络之外的加密月签点，或者，干脆已经离开第八星系了。我是不是留不住你啊？反正你要是想走，也没有人留得住你，是吧？我对你有一千分、一万分，你对我有几分呢？ 我就想，要是你厌倦了第八星系，还有我，我做决定前，没有跟人打招呼的习惯。除非及时有人提醒，而我也觉得有必要。但是大多数情况下，你知道我。 <laughs> 知道，看过八卦，林将军是那个著名的将，在外爱谁谁。 <laughs> 两年前，我要走，不会告诉你。 现在，只要你在，我就不会走。啊，即使有什么事必须离开一会儿，只要你还在，我就还会回来。两年前和现在，有什么区别呢？两年前是朋友，现在呢？ <laughs> 将军，你平时在部队里说话也和挤牙膏一样吗？ <laughs> 我刚才吵到你休息了，再睡一会儿。 没有往上，就是特别的朋友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特别朋友，是两条不确定的关系，可能神魂颠倒，也可能一拍两散。但对陆必行我只有一条不确定，有下限，没有上限。哪怕有一天这场春梦醒来，他新鲜够了，烦了我的无聊无趣。 你，你穿衣服干嘛呀？不睡觉了吗？霍普这个时候逃走，我怀疑他不只是一个在反污会里内斗失败的人，他很可能还有自己的支持者，一直跟外界有联系。这样，八星系的真实武装情况恐怕会暴露，我们最好早做防范。你再睡一会儿吧，我去跟图兰他们商量商量。霍普不会的。 我真讨厌你这种表白说一半就非要岔开话题的行为，不知道说什么你就不能看书学习一下吗？好。霍普，霍普这个人有一点处心积虑，但他不是疯子，否则他也不会冒着背叛反污会的风险帮我们。农场基地他做的很用心，也很漂亮，他有反对的东西和追求的理想，是真心想让荒土里长满鲜花的人。 如果不是他自己深信不疑，没那么容易说服别人追随他的。哦， <laughs> 我的直觉啊不一定对。如果真像你说的，霍普一直和他的支持者有联系，那他早就可以跑啊，为什么还要留下来做这么长时间的义工呢？删了名单的后半段，他当然也有机会毁掉加密文件。我觉得他是故意留给我们看的，有可能将来我们还是敌人，但现在。 我觉得他不但不会暴露我们，还会主动帮忙掩盖。看他的年龄，应该是早在格，呃，劳拉博士，甚至哈登博士活跃的时候就加入反乌会的。我相信那些最早的反抗者心里都是有烈火的。哎，你知道有个奇怪的现象吗？历史上那些真正改变过世界的人，他们往往都是无意间走上某条路，走到风口浪尖。 机缘巧合地成为那个重要角色，而那些最开始就信念坚定、伸手去挑战世界的人，反而往往会被命运的风暴推向意想不到的方向。劳拉博士他们最初的愿景，一定不是现在这样。原来他一晚上又撒娇又讲理的，只是在小心的安慰我。嗯，所以你能偶尔放松一下吗？好好睡一觉。 你在这儿，让我怎么好好睡？我可以吗？能得到林静恒，这算什么？豁出去了！

喝下去可以七十二小时不合眼。成年那天，我从父亲那儿偷喝过一口，那感觉强烈刺激到无法用言语描述。十多年过去了，仍然记忆犹新。 一直以来，灵都让人感觉他毋庸置疑的强大，不易察觉的温柔像长在石缝里的野花，又动人又撩人。脆弱这个词从不会和灵扯上关系，即使是他病得要死，迷迷糊糊间从医疗舱里摔出去，那双高烧下模糊的眼睛，也在看着某处。 带着孤注一掷的力量感，你扬起的眉，衣领上的余味。 那淡淡的无奈，是我无价的挚爱。让时间原地停留，欢声笑语已足够。默默要为我捡起一片星空。你冰冷的唇，如同冰雕城门。 我拼命敲开它，融化殆尽崩塌，就像一个气球满是爱，心脏陷入你的风暴，不停地摇摆。喜欢一朵花，无需看见花开，爱你。 不必强求结果，漂浮的太空舱承载着我一身宝藏，情话唤醒你，你是唯一。